我儿，你也常去卖血。来，一盘炒猪肝，二两黄酒，那黄酒给我温一温。我这里不让你卖血，那你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呀。我现在一点力气都没有了，我卖了血都没有吃炒菜。所以啊，这一天许三观走在街上时，脸上挂满了笑容。 那笑容使他脸上的皱纹像河水一样波动起来，阳光照在他的脸上，把皱纹里面都照亮了。请听余华的长篇小说《许三观卖血记》，由仲维维演播。这一天，许三观走在大街上，他头发白了。 牙齿掉了七颗，不过他眼睛很好，眼睛看东西还像过去一样的清楚，耳朵也很好，耳朵可以听得很远。这时的许三观已是年过六十了，他的两个儿子一乐和二乐在八年前和六年前已经抽调回城，一乐在食品公司工作。 二乐在米店旁边的一家百货店里当售货员，一乐、二乐、三乐都在几年前娶妻生子，然后搬到别处去居住了。到了星期六，三个儿子才携妻带子回到原先的家中。现在的许三观不用再负担三个儿子的生活了。 他和许玉兰挣的钱，就他们两个人花，他们不再有缺钱的时候，他们身上的衣服也没有了补丁，他们的生活就像许三观现在的身体。许三观逢人就说：“哎哎，我身体好的很，很好。 <laughs> ”所以呀。 这一天，许三观走在街上时，脸上挂满了笑容，那笑容使他脸上的皱纹像河水一样波动起来。阳光照在他的脸上，把皱纹里面都照亮了。当许三观走过胜利饭店的时候，他闻到了里面炒猪肝的气息。 从饭店厨房敞开的窗户里飘了出来，和油烟一起来到了。这时候，徐三官已经走过去了，炒猪肝的气息拉住了他的脚。他站在那儿，张开鼻孔吸着，他的嘴巴和鼻孔一起张开来，于是他就很想吃一盘炒猪肝。 很想喝上二两黄酒，这样的想法是越来越强烈。于是，徐三官就很想去卖一次血了。他想起了过去的日子，与阿芳和根龙坐在靠窗的桌前，与来喜和来顺坐在黄店的饭店，手指敲着桌子。 声音很是响亮。一盘炒猪肝儿，二两黄酒，黄酒要温一温。徐三观在胜利饭店门口站了差不多有五分钟，然后他决定去医院卖血，他就转身往回走去了。他已经有十一年没有卖过血了。 今天他又要去卖血，今天他是为了他自己卖血，为自己卖血，许三观还是第一次呢。他在心里想：以前吃炒猪肝喝黄酒是因为卖了血，今天是翻过来了。今天呐，是为了吃炒猪肝喝黄酒。 才去卖血。他这么想着，走过了两辆停在一起的卡车，走过了那家新开张的服装店，走过了天宁寺，走过了肉店，走过了钟表店，走过了五星桥，来到了医院。坐在供血室桌子后面的已经不是吕血头了，而是一个看上去还不满三十的年轻人。 年轻的血头看到头发花白、四颗门牙掉了三颗的许三观走进来，又听到他说自己是来卖血的时候，就伸手指着许三观说：“哼，你来卖血？啊，你这么老了还要卖血？嗨，谁会要你的血呀？哎，我年纪是大了，哎，我身体很好啊。” 哎，你别看我头发白了，牙齿掉了，我眼睛一点儿都不花。哎哎，你额头上有一颗小痣，我都看得见。嘿嘿，我耳朵也一点不聋啊。我坐在家里，街上的人说话的声音再小我也能听得到啊。 年轻的血头说：“ <laughs> 你的眼睛，你的耳朵，你的什么都和我没有关系啊！你把身体转过去，你给我出去吧！啊，哎，那从前的李血头，可是从来都不像你这么说话呀！哈哈，我不姓李，我姓沈，我沈血头从来就是这样说话的呀。” 那李血头在的时候，我可是常到这里来卖血呀。嗨，现在啊，李血头死了。我我知道他死了，三年前死的。我站在天宁寺门口，看着火化场的拉尸车把他拉走的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你快走吧啊！我呀，不会让你卖血的。 你都老成这样了，你身上的死血比活血多，没人会要你的血啊！只有油漆匠会要你的血。 <laughs> 年轻的血头说到这儿，嘿嘿笑了起来。他指着许三观说：“哼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为什么只有油漆匠会要你的血啊？家具做好了，上油漆之前呢。” 要刷一道猪血，说着，这年轻的血头哈哈大笑起来。 <laughs> 你明白了吧？啊，你的血呀，只配往家具上刷。所以你出了医院往西走啊，不用走太远，就是在五星桥下面吧，有一个姓王的油漆匠啊，哎，很有名的。你把血卖给他吧。 会要你的血的。徐三观听了这些话，摇了摇头。唉，你说这样难听的话，我听了也就算了。 <laughs> 要是让我三个儿子听到了，他们呐会打烂你的嘴的。徐三观说完这话，就转身走了。 他走出了医院，走到了街上。那时候正是中午，街上全是下班回家的人，一群一群的年轻人飞快的骑着自行车在街上冲过去。一对背着书包的小学生沿着人行道往前走去。许三观也走在人行道上，他心里充满了委屈呀。 刚才年轻血头的话刺伤了他，他想着年轻血头的话，他老了，他身上的死血比活血多，他的血没人要了，只有油漆匠会要啊。许三观想着，四十年来呀，今天是第一次啊。 他的血第一次卖不出去了。四十年来，每次家里遇上灾祸时，他都是靠卖血度过去的。以后啊，他的血没人要了，家里再有灾祸可怎么办呢？想到这儿，许三观。 开始哭了，他敞开胸口的衣服走过去，让风呼呼的吹在自己的脸上，吹在自己的胸口，让浑浊的眼泪涌出眼眶，沿着两侧的脸颊刷刷的流，流到脖子里，流到了胸口上。他抬起手去擦了擦。 眼泪又流到了自己的手上，在他的手掌上流，也在他的手背上流。他的脚在往前走，他的眼泪在往下流。他的头抬着，他的胸也挺着，他的腿迈出去时坚强有力。 他的胳膊甩动时也是毫不迟疑，可是他的脸上充满了悲伤。他的泪水在他脸上纵横交错的流，就像雨水打在窗玻璃上，就像裂缝爬上快要破碎的碗，就像蓬勃生长出去的树枝，就像渠水流进了田地。 就像街道布满了城镇，泪水在他脸上织成了一张网。许三观无声的哭着向前走，走过城里的小学，走过了电影院，走过了百货店，走过了许玉兰炸油条的小吃店。 他都走到家门口了，可是他走过去了。他向前走，走过一条街，走过了另一条街，他走到了胜利饭店。他还是向前走，走过了服装店，走过了天宁寺，走过了肉店，走过了钟表店，走过了五星桥，他走到了医院门口。 他仍然向前走，走过了小学，走过了电影院。徐三观在城里的街道上走了一圈又走了一圈街上的人都站住了脚，看着他无声的哭着走过去。认识他的人就对他喊。 徐三观，徐三观，哎，徐三观，徐三观，哎，你为什么哭啊？哎，为什么不说话呀？徐三观，你为什么不理睬我们呢？哎，为什么走个不停啊？你怎么会这样啊？有人去对一乐说。 徐乐，你快上街去看看，你爹在大街上哭着走着。有人去对二乐说：“徐二乐，有个老头在街上哭呢，很多人都围着看，你快去看看吧，那个老头是不是你爹呀？”有人去对三乐说：“哎，徐三乐，你爹在街上哭呢，哎，哭的那个伤心呐。” 像是家里死了人呐！有人去对许玉兰说：“许玉兰，你在干什么呀？你还在做饭呢？你别做饭了，快上街去吧！你男人许三观在街上哭呢。哎，我们叫他，他不看我们；我们问他，他不理我们。我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啊！嗨，你快去看看呐！” 一乐、二乐、三乐来到了街上，他们在五星桥上拦住了许三观。他们说：“爹，你哭什么呀？是谁欺负你了？爹，你告诉我们呀！”许三观的身体靠在了街边的栏杆上，对三个儿子呜咽着说：“我老了。” 我的鞋没人要了，只有油漆匠会要啊！爹，你在说些什么呀？这以后家里要是再遇上灾祸啊，那我怎么办呢？爹。 你到底要说什么呀？这时候，许玉兰来了。许玉兰走上去，拉住许三观的两只袖管许三观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出门时还好端端的，怎么就哭成个泪人了？许三观看到许玉兰来了，就抬起手去擦眼泪。他擦着眼泪，对许玉兰说。 徐玉兰呐，我老了， <laughs> 我以后不能再卖血了。我的血呀，没人要了。哎，以后家里遇上灾祸可怎么办呐？嗨，许三观呐。 我们现在不用卖血啦，现在家里不缺钱，以后家里也不会缺钱的。你卖什么血呀？啊，嘿，你今天为什么要去卖血呀？呃，我想吃一盘炒猪肝儿，我想喝二两黄酒。 我想卖了些以后啊，就去吃炒猪肝就去喝黄酒啊。一乐说：“爹，你别在这儿哭了。你想吃炒猪肝你想喝黄酒，我给你钱呢。你就是别在这儿哭了啊。你在这儿哭啊，别人还以为我们欺负你了呢。” 二乐说：“爹呀，你闹了半天就是为了要吃什么炒猪肝啊？嗨，你把我们的脸呢都给我丢尽了。”三乐说：“爹，别哭了啊，要哭啊就到家里去哭啊，别在这儿丢人现眼。”徐玉兰听到三个儿子这么说话，就指着他们大骂了起来：“你们三个人呐！” 你们的良心被狗叼走了啊！你们竟然这样说你们的爹！你们爹全是为了你们呐，一次一次去卖血呀，卖血挣来的钱全是用在你们的身上啊！你们是你爹用血喂大的。想当初啊，自然灾害那一年。 家里只能喝玉米粥了，喝的你们三个人脸上没有肉了。你们爹呀，就去卖了血，让你们去吃了面条。你们现在都忘干净了。还有二乐，在乡下插队那阵子，为了讨好二乐的队长，你们爹卖了两次血呀。 请二乐的队长吃，给二乐的队长送礼。二乐，你今天也全忘了？一乐，你今天这样说你爹，你让我伤心呐。你爹对你是最好的，说起来啊，他还不是你亲爹呢。可是啊。 他对你是最好的。你当初到上海去治病，家里没有钱，你爹呢就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去卖血，卖一次血要歇上三个月呢。你爹为了救你的命，自己的命都不要了，隔上三五天就去卖一次啊，在松林。 差一点儿，把自己给卖死了。一乐呀，你也忘了这事儿啊？哎，你们三个儿子，你们的良心呐，被狗叼走了。徐玉兰声泪俱下，说到这儿。 他拉住许三观的手说：“许三观，我们走，我们去吃炒猪肝，去喝黄酒。我们现在有的是钱。”许兰说着，把口袋里所有的钱都摸了出来，给许三观看：“你看看，这两张是五元的，还有两元的，一元的。” 那这个口袋里还有钱，你想吃什么，我就给你要什么。啊，我我只想吃炒猪肝喝黄酒。徐玉兰拉着许三观来到了胜利饭店，坐下后，徐玉兰给许三观要了一盘炒猪肝儿。 喝二两黄酒。要完后，他问许三观：“你还想吃什么？你说，你想吃什么，你就说呀。”“我，我不想吃别的，我只想吃炒猪肝，喝黄酒。”许玉兰。 就又给他要了一盘炒猪肝，要了二两黄酒。要完后，许玉兰拿起菜单给许三观看，对他说：“哎，这里呀有很多菜呢，都很好吃啊。你想吃什么？你说呀。”许三观还是说：“我呀。” 还是想吃炒猪肝儿，还是想喝黄酒啊？徐玉兰就给他要了第三盘炒猪肝儿，黄酒这次要了一瓶。三盘炒猪肝全上来后，许玉兰又问许三观还想吃什么菜。这次许三观摇了摇头，他说：“哦。” 我够了，再多呀，我就吃不完了。许三观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三盘炒猪肝、一瓶黄酒，还有两个二两的黄酒。他开始笑了，他吃着炒猪肝，喝着黄酒，对许玉兰说：“哎呀，我这辈子，哎，就是今天呐，吃的最好了。” 许三观笑着吃着，又想起医院里那个年轻的血头说的话来了，他就把那些话对许玉兰说了。许玉兰听后骂了起来：“哼，他的血才是猪血啊！他的血呀，连油漆匠都不会要，他的血只有阴沟、只有下水道才会要呢。他算什么东西呀？哎，我认识他。” 就是那个神傻子的儿子，他爹呀是个傻子，连一元钱和五元钱都分不清楚。他妈我也认识，他妈呀是个破鞋，都不知道他是谁的野种呢。哎，他的年纪比三乐都小，他还敢这么说你啊？我们生三乐的时候啊，这世上还没他呢。 他现在倒是神奇了。许三观对许玉兰说：“哎，这就叫睫毛出的比眉毛晚啊！哎，长得呀，倒比眉毛还长呢。 <laughs> ”许三观卖血记播送完了，录音曲播，音效合成，严娟。 由佳佳听书馆录制提供。这次节目播送完了。